课文三，在健身房。昨天你们怎么都没去打篮球？因为昨天下雨，所以我们都没去。我去游泳了。你经常游泳吗？这个月我天天游泳。我现在七十公斤了。打篮球。 为，所以，游泳，经常，公斤。